进入管节啊，所以今天嗯那个高考的那个考题，今呃今年高考的考题很简单，我想口学都说是讲那那个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一定会的考题，好，今年高考考题并没有特别难，哈，我想可能我们就是后续呢等到呃这次司法官第一次题目出来，我我们再把今年录的一些相关考题再做个整理哈，好，因为我们班。 我们这个班的奖励当然也是在今年考考前。 都都都做好了啊，好那所以如果有新的考题的话，我们再补充讲来跟各位来做说明。好，我们来看管辖哈，在课本七十五页这边，我们管辖有分法定管辖跟裁定管辖。法定管辖只是说今天哦，我们的管辖是由法律抽象的划分，所以包含固有管辖跟欠认管辖。然后裁定管辖指的是管辖权事后的分配，就是遇到事情我们再来做管辖，那包含指定管辖跟移转管辖。好，然后固有管辖有分第四条的诉管辖跟第五条的土地管辖。 这几个名词定义呢，各位同学就参照一下我们下面的说明。好，那我想我们就直接讲内容哈，这内容你会了，你一定也不用特别背。好，我们来看七十六页。 事务管辖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一直讲到的，它是三级三审的例外，就是它的第一审是高院管辖第一审，所以它的案件就只有内乱、汪海妨碍国家罪，好像这些案件呢，就是比较特别的事务管辖。所以在呃，所以这些案件比较特别的事务管辖，我帮各位整理一下，它有几个重点，在七十六页这边有个小框框。第一个，它一定是强制辩护案件。我们今天的时候讲到三十一条吗现在案件一定要有律师吗？就是第一种事务管辖案件，就是内乱、汪海碍国家罪。 第二个，他因为是那个危害国家罪，所以他不能够简易。为什么？这很简单啊我们刚刚不是跟各位报告吗？今天是管辖案件是他这个案件这辈子都不会在地院，对不对？那乱危害国家安罪第一审是高院，上诉到第二审是最高法院。而如果是简易案件呢？ <coughs> 第四案件，如果是简易案件刚好跟他相反啊，简易案件的话是。 案件这辈子都不会到高院以上啊！如果是简易的话，第一审是地院的一个法官独任庭，上诉到地院的三个法官的合议庭啊。好，这是简易案件。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再用换法官要对的话，它不可能是简易案件。你从程序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完全的错开。好，一个是只会在高院以上。 然后一个是只会在地院，所以他成绩是完全错开嘛，好，所以税务案件不可能是简易案件。然后第三个，他也不会是检视审判案件，为什么？检视审判只是简化这边调查，你看到一个检，那怎么可能会是内乱判罚国家嘞？哈，看到一个简单的检，就知道它不会是内乱判，都罚国家罪。然后第四，它是三十岁很例外，我想是酌无庸医对我们来讲应该很简单。好，那有关注第一点，强制变化案件可能要先等补一下几个条文，它是第四条的内乱判罚国家罪。 所以它同时是三十一条强制辩护案件。那你说，那如果没律师嘞？依照两百八十条，未经辩护人当庭不得审判。那如果没有律师，法院就很激活的去审判，硬要给他判。好，那抱歉，那变成判决当然我被法律使用。所以一有这样子的讯息出来，你一连串的反应都要有。好，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国家考试一定是整合题，他不可能只叫你背一条文。好，所以这些整合概念你应该都要有。好，那数法法比较简单，我们来看第二 <laughs> 土地管辖，土地管辖在刑法第五条。好，所以我们来看十二月这边第二点哈刑法第五条说，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的住所居所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好，那这边的话比较特别，就是犯罪地方含什么？在我下面住三十，犯罪地有包含事实发生地、行为地跟结果地。好，然后还包含什么？被告的住所居所所在地都是土地管辖。所以啦，为什么本强调法院那么忙？就是。 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台北地方法院嘛就是因为台北地方法院都是收大案件好，台北地检署号称天下第一署，所以它对应的法院一定是天下第一院。然后，为什么板桥法院那么忙？因为板桥法院它有个辖区叫土城，土城有个地方叫做看守所。好，所以你要知道，依照我们的刑事政策所累积的经验，再犯率是一件很高的事情。 有些人就这辈子都不会犯罪，有些人就是犯了一件就会有第二件，就会有第三件，这叫永久的无三不成立。好像他以后给他翻翻到很多件样子，他才敢玩。就是会犯罪的几率是很高的人，那个叫占犯率很高。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既然他都已经到台北看守所了，那就有可能就是土城土城那边就台北看守所。他既然有可能会在土城，那就代表说他还有别的案件。只要跟他有关的案件，全部都在苗条地方法院，所以地方法院会很忙。 哦，就是一般案件会很多，都是因为他辖区的就会有那个监狱啊。哦，所以这边的话呢，被告声音所在地就是一个任意管辖的法院，所以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任意管辖的一个法院管辖权的一个一个理由。所以就有学者特别讲到说，今天被告本身就是一个管辖权的来源，哈，他人到哪，管辖权在哪。哦，那这样的话，你会让法定法官原则成为空谈，因为他人会跑啊，哈。所以老是有这样的评论呐。所以难道假设说今天有个案件。 甲在台北下毒杀乙，甲是高雄人，他在台北下毒杀乙。乙在桃园毒发身亡。请问第一个，呃，请问哪些法院有管辖权？第一个，高雄、台北。 桃园，以上皆是选择题嘛？那择题考过类似这种考题哦？选择题考过哦？请问答案是哪一个？以上皆是什么高雄是被告住所地，依照第五条，被告住所地当然是管辖法院。第二跟第三，台北跟桃园，行为地跟结果发生地。 所以这两个也是有管辖权，因为他们是犯罪地，所以依照第五条，他们都是有管辖权的。所以答案是 D 以上皆是。好，第四个以上皆是。那当然说到完蛋了，那一个案件，台检也管，桃园也管，高雄也管，那到底谁管？对我们后续会跟各位报告说，最后由谁管，那个叫做竞合管辖。好，我们后续还会讲，马上就要交到了。好，我们来看信息这边。 土地管辖错误可不可以上诉第三审？通说跟实务认为 OK。好，那为什么 OK？它从修法的严格来看，你们现在来看一下哈，你们的三百七十九第四款，请各位翻开你们的三百七十九条，哦，条文长翻就是你。的你现在不要害怕说怎么翻，你就翻不到哦。你只要常翻，你会发现到说，我们课程两个多月以后结束以后，你会翻得很快。就是你只要一直翻，这个真的会快啦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你要你要跟他养成一个亲密的一个一个就一个互动的机会，好，然后来看三百七十九第四款，他说法院所认管辖有误不当。以前的第四款不是这么短，以前的第四款是写说法院所认事务管辖有无不当。以前旧的三百七十九第四款，它是事务管辖有无不当。 你现在台湾没有事务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就走法院嘛？对不对，你就你现在就走法院所认管辖有无？不，你没有事务两个字哦，对不对？还是你说，哎，举手说我有，你为什么要用给阿爸的法条呢？对，为什么是白本新的？这修很久了。好，那为什么实物会采通说？会采说今天也应该让他能够上自己三审？原因是因为你从修法的理由来看，以前有事务代表什么？ 我特别说事务管辖有误，不当面上诉三审。我民事事务代表我排除土地管辖错误。我只说这个理由可以上诉三审，那代表别的理由不行啊好，那现在把事务杠掉，感觉是什么？我要让所有的管辖有误。 不当的情形都能够上第三审，这样讲说得通，说不通，应该说得通。所以从宪法理由来看，我们开放到土地管的时候应该也上第三审。然后第二个，你从第二个理由，你从我们现在现行法律都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的限制啊，法律没有明文限制，你凭什么去限制人家上第三审？好，这是实务的意见。但是李玉老师他才否定说，你说为什么？因为司有法诉跟土地法错误错在哪里？ 事务管辖错误是这种错呢？这是事务管辖，这个错会影响到省级，哎，对不对？我们正常不是地院、高院最高法院，你这种事务管辖错误，第一审是高院还是第一审地院，你会搞不清楚哎，你会跟蔡依林一样，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哦，虽然说大只跟小只的动物，应该你要分得很清楚才对，所以你会用。 你今天土地管控数跟司管案数，影响到你整个三级三省还是二级二省的差别耶？你整个省级都不一样哎，这是不是很严重？很严重。但是土地管控数它差哪里？你就算是一般的三级三省好了。你今天地院是台北地院呢，还是板桥地院呢，还是桃园地院？你今天只是错在。 你应该去找台北的，啊你跑去找板桥，或或者找桃园。你只是错在这里，那又如何？林小子做法又如何？有没有影响到整齐利益？没有啊，因为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分配这个辖区在台北，这个辖区在市里这个辖区在桃园？我们台北不是有三间法院吗？哪三间？台北、桃园，呃，不，台北、市林跟板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分这三间？ 因为我们说大台北的案子很多啊，你案子这么多，你如果只有一间台北，台北忙不完呐，所以我们还要在另外两间呐。好，那为什么士林北投的辖区归归士林地方法院，而不是归台北地方法院？我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是台北火车站的这一边，好，好，台北 Railway Station 好台北火车站，我们现在星光三月是这一边，然后往这边不是金站吗？ 好，我们以台北火车站为分界点，这边叫做中正区，这边叫大同区。你说这跟有什么关系？有关，因为中正区的辖区在台北地方法院，大同区的辖区在士林地方法院。可是你坦白说，你如果从金站要去法院，你到台北地院坐计程车只有十分钟，你坐到士林地院要坐三十分钟。 那明明它离台北地院比较近，为什么划到市营地院？就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们希望辖区能够依照人口数正确的划分就这样。他没有道理说一定要归市里哦。那当初为什么会划它归市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就是我们依照人口数，我们不要所有的案子都挤在台北地院嘛。那同样的，你说你是淡水区，你是新北市淡水区，新北市淡水区也是归市里地院。 可是你如果是新北市的板桥区，那你又是归板桥地院。那为什么？为什么都是新北市淡水就归市里而板桥就归板桥地院？那也只是单纯的我们希望案件能够合理划分，不要说所有的案件都挤在一个法院。其实目的真的是这样。然后甚至其实像我们现在来讲，大高雄整个大高雄，因为现在已经有高雄县市了嘛，整个大高雄地区只有一栋法院叫高雄地院。 那高雄也会觉得很忙啊，你知道高雄地院其实是很忙的，为什么？整个大高雄才一栋，那我们是整个大南北有三栋，所以他说我的整个大高雄都挤在那个法院啊，所以你可能说，哇，这样听完后，以后我都不分发院，你不要这样啊。那那你的宿舍比较好那你的宿舍比较好，车位一定有。你在台北是分不到车位的，你现在台新竹是分到车位的，所以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他走一栋？ 当初只开一栋，他们现在目前还在规划什么？他们希望能够在以前的高雄县就是现在的大高雄里面的凤山区吧，好，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凤山开一个凤山分院。所以以后如果凤山分院开成了以后，就是高雄会有两栋，哎，一栋是高雄医疗法院啊，然后好像一个叫做什么凤山医疗法院之类的啊，现在没有啦，还在规划中。所以那你说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高雄地院？其实没什么必要的道理，只是为了辖区划分，这是管辖权。 所以你土地管辖错误，好像没有很大的影响。那当初为什么会划分台北？就人家说你说为什么侵占的案件就要划分到市立医院？呃呃，只是为了只是为了辖区划分的便利而已啊，真的只是这个理由啊。否则没有说一定要让市林的法官来审不可啊，没有这个道理。那都是事务管辖案件，高院管辖一审跟地院管辖一审，这个是有必然的一个取决的一个分界点。 这个倒是说我这个理由，所以林晓老师才讲说，这个又不想审第营，这个这这个干嘛让他上诉第三审？而且上诉第三审是法律审，你你为了一个辖区划分去上诉第三审，也很就是也很不经济啊。就意思就是说哦，法官是很忙碌的，哪有那闲工夫看你这种鸟不拉几一个小小理由？ 所以林玉九老师跟陈福生老师采否定书，他认为不影响审级利益，而且为了诉讼基金考量，这种理由干嘛上奴第三争？又不会翻案的，只是辖区划分的一个问题啊。好，但是通说才肯定说，建议你们通说才肯定说。当然，如果考出来的话，你要把我们做的意见加强说明一下。只是说结论你要知道是是那个是产实物的。好，那我们来看金恒管家。我们刚才不是举了这个例子吗？ 就是，假设高雄的人在台北队以下毒，然后你在桃园毒发身亡。假设是这种情形，三个法院都有管辖权，可是我们说一个案件只能一次审理啊，你不能三个法院一起审理啊，对不对？到时候三个判决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说好，那这三个怎么去瞧好，这个叫做管辖的竞合，这种情形就叫竞合。 当大家都有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做取舍？因为最后只有一个有，对不对？当大家都有，我怎么挑一个有？我怎么挑那一个？所以，请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竞合管辖。竞合管辖在《信息七这边定义，我们只能说，案件因为取得务管跟土地管辖因不只有一种，所以有可能一个案件会产生两个以上的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积极冲突。那我们怎么样去取舍？我们由系数在先的法院审判。什么叫系数？就是看谁的甲官先起诉。 起诉就是系数，所以谁先起诉就谁先系数，就是谁的案件先绑在那间法院嘛，哈，把案件绑在法院就是就是把案件挂在那个法院，那不叫系数嘛。好，所以由系数在先的法院审判，但是如果由共同直接上级法院裁定的话，也可以由系数在后的法院审判。好，假设说这三个地方产生竞合。 台北的先系数，就台北地检署甲官先告，请问最后由谁审理？大家都有管辖权哦。最后由台北地检署审理。好，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题目再做一个新增讯息：甲是高雄人在台北毒杀乙，乙在桃竹发生亡。好，假设说今天下的时间是九九年十二月一号。 然后在九十九年的十二月三十号，吵得好快啊！好，台北地检署，哦，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起诉。好，然后在九日呃，然后在一百年三月一号，桃园地检署起诉。一百年的三月二号，高雄地检署起诉。 请问本案由哪个法院审判？哪个法院有权审判？答案就不是以上皆是了。刚刚我们是问说哪个法院有管辖权，有权利，大家都有权利。可是最后，整个从有权利、积极冲突里面的人跳出一个省，现在我们就把问题再发 p 下去了，就延伸。刚刚是问说谁有管辖权？ 通通都有以上一件事，现在问说谁有权审判？答案剩下第二，台北地方法院。哎，不一样的讯息就不同的答案哦 <laughs> 有管辖权，有可能有竞合，选项就会变成第四的以上电视，然后有权审理判决。 就是谁是最后可以审理、可以最后写判决？因为一个案件只能够写一份判决，不能三个都写啊。那我们就说谁先细数，谁先写嘛。答案会变成第二，会变台北。为什么？因为他的检察官先起诉，所以他先细数，他先细数，其他人都不要判，其他人都不用判，其他人都不用管了。好，阿那曼等，特问我说：那桃园跟高雄都已经起诉了，该怎么办？ 我们后续会再跟你说，现在先跟你讲答案。他们起诉了，有诉必有判，对不对？告了要结案嘛，我收案子要结案啊。好，我怎么结？别人都要审理了，我干嘛审理？我不审理，所以我就下三零三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只有一个能够受理，另外两个叫做不能够受理，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接受这个结论吧所以三零三，请各位翻开三零三，这个学员你考过。 选择题好过，这是在我们国家很好考选择题啊。好，因为你们现在有个选择题的门槛，从今年开始，以前律师司法官只要考申论题，你们现在选择题要刷三分之二，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挤进三分之一，你连去考申论题的机会都没有。很要知道，所以你选择题这个虽然说选择题没有很难，因为我们在课后我们还会再开选择题加强班。 我们今天这个班是逢生论题的，坦白说，但是只要跟选题有关我会先讲，然后选题加强还会有另外的加强课程，也会有选题的总复习，好，所以到时候你们再去上，好，就是你基本的基础要逢生论题建奠定，但是你不能够说选题完全都放着不管的哈，能够管的你还是要现在政政政策你要先去做处理，两看三三第七款，还有什么？第八条规定不得为审判，嗯，第八条规定不得审判是哪一条啊？不就是赶快回来翻第八条。 所然说刚刚才念过，我相信一定有人忘记，不就是我们刚刚讲金合管辖吗？同一个案件系属于有管辖权的诉法院，所以刚刚我第一个选择题问你说谁有管辖权，大家都有诉法院嘛？那我们由谁来做审判？系数在先的审判，谁上系数在先？谁的甲官先起诉？就是台北地政府甲官。答案就是第八条，你只剩台北地政署那至于剩下来的呢？ 剩下来的根本就不能审判啊，所以你要下三十三第七款，因为第八条说，拍北、桃园跟高雄已经没权利了，所以他要下不受理判决，他不能够做实体的认定。好，所以这些选题都有可能考出来啊。他他问你说哪个法院怎么做，哦他可能会说他北地方法院有审判权，然后桃园地方法院有审判权，然后高雄地方法院下不受理判决，那你发现那桃园那个错啊，桃园那个怎么可以有审判权？桃园那个也要不受理啊。 它选项可能会像那个字会飞，然后那个排列组合就改一改，好，你旁能也留有印象。好，所以你如果真的还要在更更检查一点的考题，我们来看，他有很突出，因为以前我我们就看过这种考题啊，他给你一个小故事，一个小个案，类似这样子，他给你一个 story，他给你一个小个案，然后接下来他几个排列组合，然后问下列何者。错误？那你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同学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下列何者错误，请你把负面用圈起来。首先，何者为非？下列哪个不是？你就把不是圈起来。因为有些时候你这熊熊，有些时候我们在写选你知道学择题量是很多的。选择题因为今年才第一年考，那可能我们班有同学会去先去做练习了。我相信一定有，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那两周是停课的。我相信有同学下个月就要做练习，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你要把负面用圈起来。为什么？ 因为你在考试的时候会呈现，你说精神丧失吗？没那么严重啊。好，精神耗弱很常见。天气又热，你又紧张，书又没念完。有的时候你真的会看，你会看傻眼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会看错。好，哎，有的时候你看对，可是你没有想对，你头脑没有想对。所以下列荷子说下列荷子，我跟下列荷子不是表面用圈起来你要看到对的就选。 你看到对多的就选你很难做了，哦，所以你就把关面用文圈起来，因为我们选题的量是很大的，你可能在做选题，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题目很多，所以你没很多人去想，你一开始就要审题正确，哦，这个时间是很紧迫的，哦，你如果今年有报道的话，你今年可以先去试一下，真的是很紧张，因为我们看过去年的律师考题，题目是真的很多。 哦，你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准确的作答，没办法准确作答。你如果记不记得三分之一，你连十六分钟三题都没有去考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第一次没过代表什么？明天再来一次哦，就没第二次了，就没了。哦，好，那我问你下陈结华哦，就是，呃，台北地方法院、台北医院的维持判决。所以你不要看到 A 队就选了，因为他问题难错，哈，A 队是不能选的。 然后他问你说：“呃，桃园地院，呃，不得为实体判决。”然后第三个，高雄地院，因为不受理判决。 第四个，桃园地院因为免诉判决，好，哪个错？所以你要去找错的啊，对的就不用选。A，判员高院可以自己判决，OK 的，因为第八条就是说他是先系属，所以他有权审判，他不能为自己判决，没错，因为第八条规定说他不是先系属的，所以他只能够做什么？ 三零三第七款免诉判决，这是刑事判决，不是实体判决。因为实体判决是代表实体认定，实体认定是有罪无罪才是实体认定。你只是程序上的说不受理，这个完全都没有进入到实体。不受理判决是刑事判决，所以这个就是结合我们下午讲的。我们下午不是我跟你讲哪些情形可以不坚持辩论？三百零七条说，如果第一审要下免诉不受理管辖错误。 不用延迟辩论，为什么？啊，我刑事上就要把案子给移走了，我干嘛开庭？所以他是刑事判决，不是谁判决，所以 B 对哦。C 张雄弟们，因为不受理判决也对，为什么？三十三第三的三零三七晚就是不受理判决啊，这个错。因为他是要下三零三，不是要下三零二，年数是三零二，不受理是三零三，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跑啊。他喜欢提他的不法条，你不要想说还要想象你住在哪里。 你爹时也没有反应到，你说是三零二，你就反应不到它跟三零三不一样，那你就会选错啊！ <laughs> 所以在这边的话啊，记得我们选你很喜欢考类似这种题型，案例只要养成习惯，这一点都不难。你找概念正确，这也不会有错。可是怕的就是大家都想用死背，都不想用概念学。那我们管它有些时候概念会比较混淆，所以你一定要用理解而不要用背的。啊，你就说啊，这你不要背，然后后面有也心态不不要死背。 你理解了以后再记忆，一定要理解以后要记忆。可是你不能够说不理解就管它三件事用背的，因为它排列组合，它换句话说，你用背的没有办法把每句话都把它背起来，你知道吗？好，所以你要用理解方法去学。那通常来讲，这个会比较复杂，就是在第一式了，因不第二式有方法条，这个要考你就不难了。好，这个第一式用有方法条，然后反正你也来不及写。 好，所以我们的第七页这边哈，我们尽本法的解决方法就是优先原则嘛，谁先系数谁可以审判。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由上级来指定。如果上级指定系数后的话，那由上级为主。所以我们这选再改一下。今天如果，他说啊，怎么可以改那么多？所以你要知道题目是很灵活的，当然可以改很多啊。好，我们就再把这个题目再改一下。 好，九九年十二月三十号，台北地检署起诉；一百年三月号，桃园地检署起诉；一百年三月二号，高雄地检署起诉。现在他们的共同直接上级是谁？你说高院不是？共同直接上级怎么高院？台北跟桃园是台湾高等法院，高雄的上级是高等法院、高等分院，所以他们的共同直接上级是最高法院。好，假设说最高法院指定案件由高雄地院管辖。 好，呃，指定有高雄地院审判。好，由我最高法院指定高雄地院审判。好，请问本庭哪个法院有权审判？哪个法院有权审判？刚刚是第二台北安亲室。现在他们的共同直接上级指定高雄地院，所以改成一。 题目多一句，答案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喜欢听？我知道有些同学会想说：“我管他的。”我是念题目背答案。那如果他题目出的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的时候，你背答案不会背错，对不对？所以你还看我们七十七页，解决的方法原则上谁先计数谁先审判。所以我刚刚是说台北先计数，所以答案是二嘛。可是我现在问题，这句话已经跑出例外了嘞，已经跑出我七十七页的这个例外嘞。 信息也的那解决方案，我们就有例外。共同直接上级说要有系主在后的，以他为主，以上级指定为主，所以我现在又跟你讲啊，最高法院就说要有高雄啊，那答案就高雄啊，也是第八条啊，也是第八条啊。好，所以你在看条文，你要能够反映出说题目会怎么出。我们选择题就是类似的考题，就是类似这样。那未来的证据跟常组那个题型，我也会在举例跟你做说明。好，所以。 这个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我不觉得你会考的题型。好，然后有关四至四、七号跟一百六十八号，我先把这两个图形画出来，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把排列组合把它比完，哦，再把排列组合比较完。你在下面的空白处呢，四至四十七号。好，我们有分先系数，分后系数。 你产生竞合管辖，先细说法院不是有管辖权吗？除非有上级特别指定，否则就是先细说，有，就是先细说，有审判权。好，所以先起诉。假设说后细诉的先下判决，上级有没有毁掉？因为你们概念很难没很熟。他先细数可见他们讲完先起诉；下面后起诉，他讲完后起诉，有可能后起诉的法院先审判。 而且还先确定，哎，判决跟确定是两件事哦。下了判决不见得确定哦。如果什么时候会确定，都没人上诉，那就确定。啊如果有人上诉，就还没确定哦。好，那先细数了法院，后判决，而后确定。请问，这个时候谁有审判的权利？谁的判决才是对的？四四四十七号说他才是对的。 你就跟我说第八条不是说上面才是对的，你怎么跟我说下面才对？因为大法官解释说，因为上面只有赢在他先起诉，但是下面的法官动作快，下了判决，而且也先确定了。我们要维护既判力的安定性，所以四至四十七号他告诉我说，后起诉才是真正的有审判权，先起诉会变没有。他认为既判力的安定性。 与管辖权的分配，这是大法官解释的特别结论，就是它跟第八条是冲突的，第八条说上面的才是对的，大法官解释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要让下面变对的，因为他先判决，他先确定。好，这个是唯一的例外。然后四至一百六十八号你回去看大法官解释，你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大法官解释以前早期大法官解释哦。 他是不是用什么像就像夹一笔这样子纸丑银毛的看起来好乱，所以你只要把图形画出来就好了。是一百六十八号说哈，他先起诉，他后起诉，他先审判，他后审判，但是他先确定，他后确定。你说他怎么会先判决后确定？有可能啊，他先下判决，可是他比较，可能比较慢送达。 我们说确定是怎么算？从判决、合法收受送达一日起算十天，没人上庭确定。那有可能我先判，可是我的送达比较晚啊，因为送达又不是法官在送，送达是邮局在送啊。那真的有可能我先判，但是我就是我先判决，可是我比较晚确定。那这时候谁？ 的审判是对的，我们跑出两个审判嘛，对不对？先系数的审判，后系数也审判。我跑出两个审判，以谁的为主？还是以先系数为主？你说啊，怎么这个又跟四十七号不一样？说真的，它的图形不同啊，它的图形是长这样，它的图形是长这样，不一样的问题有不一样的答案，又无所谓。 同样的问题有不一样答案，那就是矛盾对不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答案叫矛盾，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答案，OK 呀？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因此就说先系数的判决是一个违法的判决，你这样子对他来讲不公平，因为他先系数依法规定第八条，他有权审判，他只是确定的晚，确定的晚是怪法官吗？是怪法院吗？不是啊。 邮差寄得晚，被告收得晚，那是被告自己收的比较晚嘛？所以你不能够用他后确定来抹灭他先起他先起诉、先判决的这个优点。所以我们觉得上面还是对的，那上面是对的，下面就变成是违法判决。这个刚刚不一样哦，刚刚这个是下面是合法判决，上面会变违法判决。那你们说，那为什么下面这个确定效力、安定安定性我们叫保护？说真的。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到上面的判决是在人家确定以后才判的？你真的是动作太慢了啦！是不是七号的先驱如法院真的是动作太慢？我们想保护他，都没有这道理。可是四十一百六十八号先驱所法院，他判的可不慢呢，他判的很快呢。他只是送达的不顺利而已啊，送达不顺利你又不能怪法院。哎，今天这个四十四十七号先驱所判决真的是姗姗来迟。 你动作慢，你要我保护你，我都很难讲得出一个道理。好，所以这个话，这两种不同类型，那你说，那排列组合有哪些类型的？因为四四四七好跟四四四呃跟四四一六八，它是分别两种不同排列组合。这两种不同排列组合，这两种类型，你都觉得学的很难的，对不对？结果你再往后面看，天哪，见鬼了！排列组合一直到八十一页，都哭了。好。 好啦，啊这个地方你也不能够说不学啊，对不对？好，如果学生会考出来，你还是要会啊。好，我们来看七十八这边好，假的案件同时系属于台北地院跟桃园地院。好，我们是假定台北是先系入，桃园是后系入，请问如何的处理？好，那我们排列组合有第一种情形，如果两个都没有下判决，好，我我就把那个图形画在黑板上，所以你们就把那个图形那个补充在下面的空白处就好。 好习惯哦，就是好先细数的画上面那一条，后细数的画下面那一条。好，所以这是台北，然后这是桃园。好，他先细数，所以他的甲话先洗漱他后细数。好，这个是最基本款的情形。好，两个法院都没有判决。哎，我这个有一个小标题。好，谁有审判？很简单嘛。 新系数是上面那一条，你知道吗？上面上面这一条线，它有第八条这个上保保线，它有这护身符，超好用的，所以它可以下判决。后续的法院可不可以下判决？一个有，其他的都没有，所以后续的法院没有权利下实体判决。它能下什么？你说不能下判决，所以它什么都不能审理？不是啦，有系数有数就要判，它只是不能为实体审理，它要下什么？他第三第七款的不受理啊。 实体判决了，哦，就是上面的法院，呃，上面的台北地院可以下有罪无罪的实体判决，然后下面的桃园不能够下有罪无罪实体判决，它只能下不受理好，然后第二种情形，被判。 标的，因为画上面的，我们就把它当做是先决。好，他判还没有确定，判员没判，好，他判 O 不 O K，O K 啊，反正第八条都说他做什么通都 O K 啊，第八条就是让上面先去除了有权利嘛，所以他的判决是一个合法的判决。他下面呢有收案，也要结案，只是不能够实体结案，他要下什么三零三第七不受，所以答案跟前面一样。 好，现在这边的话，哈，这个第二个排列组合进行，你也不觉得很困难。好，第三个排列组合进行。好，假设。 还没确定，还没什么都没做，好， <coughs> 反正上面通通都对，你就闭着眼睛把东西打包，它是合法的确定判决，它是合法的确定判决。下面的话呢，还没判，你说我知道啊，这不是跟刚刚一样吗？三三第七款，好，你可以想到有一个理由叫三三第七款，对不对？因为违背第八条竞合管辖的规定。 还有第二个理由，本案曾经判决确定，请你看三零二第一款，免诉。本案曾经判决确定，你应该要下免诉判决，这个理由也存在啊这个案件已经有个台北的确定判决，你现在要下判决，对你桃园而言，你就是本案曾经判决确定。好，请问。 一个案件，你有两个理由，你要怎么讲？你说一起写，没有啊？你判决主文怎么选择免诉或是不受理哦的概念，你怎么选一个？哎，这不是案的概念没？选择谁？选择免诉。免诉的效力大于不受理。嗯。能够下免诉，要下免诉。为什么？因为免诉判决有既判力，不受理判决没有既判力。我要免诉，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下不受理。哎，这个跟前面已经有所区隔了，你有发现答案已经不一样。 好，然后我们再把排列组排下去。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做梦的眼睛上面通通对啊，上面通通对，你只要管下面错的那个该怎么该该怎么解决错的就好啦，对不对？上面对的就继续维持下去啊，你只要管下面错该怎么办就好。第一种情形，台务员不该判的而判，这时候要判什么？因为台北没确定，所以本案例只有三十三期借款不受理，没有免诉嘛，对不对？ 如果台北有确定，那就免诉；现在台北没确定，那就是直接不受理。那这种情形呢？哎，哦，就是那你会说，可是他已经下了实体判决，你不去加不受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应该上诉改判不受理。刚刚我们还不用上诉哦，为什么？刚刚法院都还没判，都还没判，我就直接下不受理。 现在我已经下判决了，那是错的，我不能够做实体的判决，我居然做了实体的判决，所以我要上诉改判不受理。好，所以记得哦，针对我错误的判决，我要上诉改判不受理。好，然后呢，现在台北的判决都是合法确定判决，桃园的判决都是违法的确定判决。先第一件事情处理，这个违法的确定判决怎么救济？确定了，非常上诉救济。 因为适用法律的错误，所以非常难救济。针对这个违法的错误提起非常上诉，非常改判什么？改判，我们有一个理由嘛？三零三四七款有嘛你可能说台北确定了，所以还有一个三零二第一款。好，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没有这件事。你说怎么没有？台北不是确定了？ 台北确定对桃园而言，就是本案有曾经确定判决。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来看？我们要站在桃园的法官在判决的当时来看。他判决当时他得确定了没？没有啊。他判决当时有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判决事由存在吗？没有啊。那我们说改判什么？改判他判决当时应判的内容啊。他判决当时只有三零三第七款的不受理。 所以我们就改判，再家第七款不受理就好了。至于桃园判决当时，台北没有确定，所以没有三零二第一第一款的本案裁定判决，对不对？对啊，所以没有这理由，你凭什么要下三零二第一款？好，这个地方也是，你要提起非常上诉去救济这个错误的确定判决，怎么救济？要改判。林庭。 非上上诉改判什么？改判判决当时应判的，判决当时违背的就是三零三第七款。判决当时有没有违背三零二？没有，因为判决当时台北又没确定，又没有三零二这个理由，所以没有这个理由就不用去管它。只要改判三零三第七款的不受理。所以原本桃园所做的实体判决都要透过非两上诉改判受理。如果没确定就上诉，好，如果没确定就上诉。 有确定就非常上诉，这个概念你们都会。错误的确定判决以非方上来救济，错误的未确定判决就合法的上诉救济就好。反正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再通过上诉处理啊。对你，你如果十天上诉期间没过的话，你就可以合法上诉。那如果十十天的上诉期间过了，那就用非常上诉来处理。所以这个地方一点点难。 好，我们再看排列组合第五种情形。 我们排列组合也有这几种情形，好，第五种排列组合也有这几种情形，好，所以你先把这几个点先把它点出来，就是你的点点出来，你才知道怎么处理了。好，好，所以啊养成一个好习惯，对不对？把 OK 的先锁定，你要出不 OK，反正上面的通通都 OK，你要出你下面不 OK 的就好。 是一个违法的判决，你不该判给人家判，你应该不受你怎么可以做实体判决？所以你还没确定，还好，我们还有机会让你上诉。上诉改判什么？三零三第七款。还没确定，还有的机会上诉，我就让你上诉。后面两个遗憾的是确定了，所以他整个提起非常上诉。但二个改判什么？ 敢判判决当时应判的内容，我们现在判决是当时判哦。判决当时，桃园在判决的时候有三零三第七款的情形，有没有三零二第一款？裁判员确定？没有，你不能站在确定的时间点看，你要站在判决的时间点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判决判错是在判决当时他判错，那至于确定的时间点，又不能够怪法官。 这个判决当时只有三三七七款，你这个时候说台北确定就有一个三点二第一款哦，你不能够说，你现在看到台北有个确定，就认为有个三零二第一款，然后再用三零二赢过三零三不行，因为这个案例根本就没有三零二第一款。我们改判的内容是判决当时应判的是什么？我们站在判决当时来看，桃园判决当时。 只有违背三十三第七款，好，投元判决当时台北确定了没？没有。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这种情形，针对一个错误的确定判决，你要提非常上诉，裁判什么？判决当时应判的内容，判决当时台北确定了没？没有，所以一样，这个顶委都三十三第七款，你要改判不受理，都没有免诉的事由。为了避免你误会，特别再写了三零二第一款，然后再把它删除掉。 好，他没有他没有免的事由，他走不收的持由。好，所以这是第五种排列组合情形。你练习到这里，你会觉得越来越熟，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现在就是懂得它的规则，你不能背它排列组合的情形哦。因为个背的会很可怕，这个背你会背不完，所以你要懂规则，而不是去背类型、背答案。你背类型、背答案一定忘，只要懂规则就好。好，懂规则当然是比较一劳永逸的嘛。 好，哦，好，刚刚第四种类型？哦，把它擦掉。这个类型，你会觉得很眼熟？这个排列组合好眼熟，是什么？四、四、一、六、八。你翻回前面看，四、四、一、六、八。这第几掉。好，请，老请问同学翻看谢谢，四、四、一、六、八。我不是请你们把图形画那边吗？ 刚号图形不就是我们第四个排列组合的五七八五二的数字？好，所以在这边的话，第四种类型的最后一种型就是四四六吧。好，那我把第四种类型擦掉了，因为我要画第六种类型。 做打工就 OK 了。好，下面的桃园判决是错误的，确定了没？没确定。上诉改判什么？本题三零三第七款一定有嘛？违背第八条这种情形一定有。还有什么？他判决当时他被确定了没？确定了。所以本题有三零二第一款。如果两个同时存在，我们要采三零二第一款。三零三第三款就被吃掉了。 因为免诉判决有羁绊力，优先于不受理判决。可是前提要有免诉判决的理由哦。如果没有免诉判决理由的话，那就不能够选免诉哦。好，现在法院是错的，确定判决，来得及上诉，只能够非行上诉。改判什么？判决当时应判的内容，判决当时一定有三零三第七款，你找违背第八条都有三零三第七款，而且判决当时台北确定了没？也确定了，所以判决当时。 应该判的是免诉，所以我们要改判免诉，然后再加第七款就被吃掉了，因为你一个判决能够有一个理由，你不能既免诉又不受理，因为能够有一种答案。好，这第六种，然后第七种情形，我们再把第五种给擦掉。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在上面呢，请各位同学帮我做一个注记，这个是唯一例外。 你亲的，到底怎么样台北才是对的？到底怎么样讨论才是对的？好，既然这是唯一例外，你找几唯一例外的类型。今天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确定一个比较，先系数判决跟后系数确定做比较，你把它比完以后呈现东北西南方向，你说这哪门子的背法？嗯，是有点不太有道理吧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先系数的判决。 给后系组的确定会构成唯一例外，这一点你就好记。为什么？一到六种情形，你现在就全部的回顾一遍，没有一种类型，你把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的确定圈起来，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就是就是就是先数的判决比后系数的确定还来得晚啊，比它晚啊，在我们的路径不就变东北西南方向吗？哦。 你看到你前面一到六种类型，没有一种画出来是长这样的情形。那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四四四七号告诉我们的。他说，你先系数的判决，如果判的比后系数早，只是确定的晚，我还能接受。可是你是在人家后系数都确定完了以后，你才姗姗来迟下判决，那我不能接受。 所以，有没有发现到四至一百六十八号，你如果拿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的判决来比较，那不准，因为四至一百六十八号拿两个来比较，他说，哎，其实也就看一百六，就是你就看全面的任何一种类型，你就是说你不能拿先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的判决来比较哦。你如果发到先系数的判决比后系数的判决，哇！ 但是他确定的比后续组判决早，或是他在后续组判决前才判，我们都能接受。别不发现我们前面一到六六种类型，先系数的判决跟确定，不见得每一次都比后续组判决确定来的早。对，有些时候他可能比后续组的判决来的早，有可能比后续组判决来的晚，我们都能够允许。 我们唯一不能允许的是，人家后面的都确定了，你还没有给我判这件事情，这是我唯一不能允许的。你有发现到其他先系所再有什么样的拖拖拉拉，我们也都 OK 啦。这种这种情形，他真的拖得太扯了，他拖到人家都确定你才判。我们前面一到六种类型，没有一种情形是你先系署拖到人家后续有确定你还没判的，对不对？所以你就记得唯一的例外，这就是至四十七号告诉我们唯一的例外。 好，所以你这样记就比较好记啊。当然，你记例外一定会比记原则还来的简单。所以，只要是这种例外以外的情形，全部都是先记述的为有审判权的法院，然后后续所永远都是错的。只有这种情形，才是后续组变对的，先行组才会变错的？好，所以你这样记会比较好记。好，所以我们刚看完以后呢，我们再来做最后的总整理。因为你们班上说啊，念完这个就会想回家了。好，你们说剩五分钟，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管辖讲完了嗯。 时间还到，我们就继续讲，好不好？好，那讲完后还是要做一个最后的 summary 啊。来看八十一页，哈，我们来看原则上是谁先系数谁有权下判决。然后例外的话呢，才由后系数的法院为有审判权的法院。哪两个例外？你说不是一个？哎，不要忘记，第一个例外是第八条弹书啊。第一个例外是第八条弹书啊。刚刚不是讲了吗？共同直接上级指定啊。 就是就是我刚刚举的，啊如果他们共同直接上级什么什么高雄地院指定，好，那台湾高雄地院也是有权审判吗？那第一个例外是共同直接上级指定，不过国家考试都不考这个，国家考试都考什么？都考四十四七号的例外，就是先系数的判决输给后系数的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例外了，让后续属的判决变成合法的，我们就例外了，让后续的判决合法。这个是我们讲的例外。好，所以应该来讲，国家考试会考的唯一例外题目是四十四、十七号啊。如果国家考试老师题目就跟你讲说共同直接上级指定说要有桃园，这也没什么好写的。好，就你听我讲，上面都这么说了，我就照办好所以这把挑战书原则上来讲，申论题不太好 选择题有可能考，但是问题不太考，所以你会考到四十四、十七号。 好，然后他对违法的判决救济，一个合法是另外一个违法嘛？好，那对违法判决救济没确定的，就提上诉；已经愿意的，就提非常上诉。然后改判的内容呢，记得要以原判决时间点为准，你不要以确定时间点为准哦，要判决时间点为准。所以如果曾经有确定判决在前面的话，就像三零二第一款；如果没有曾经判决确定在前面，就像三零三第二款跟第七款。你说不是三零三第七，怎么又跑出一个三三第二？你说你越来越混淆了，请你看一下三零三第二款跟第七款。 你会发现到再看第二款跟跟第七款在讲一样的事情哎，再看第二款是说已经提起过公诉、诉讼案件，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所以你发现到说，如果我们今天题目不是说台北跟桃园，而是台北跟台北，同一法院的重复起诉、重复系数是三零三第二款，那只是因为我们今天题目做的是台北跟桃园，那不同一法院的重复起诉是三零三第七款。 因为我这个题目是说台北桃园，所以我才都写在三第七款嘛。不一样法院呢，台北桃园是不一样两间法院啊。那么这个题目我把它改成台北的检察官先起诉，后来台北的另外一个检察官又起诉，都在台北。那这时候你要用三三第二款。好，所以同一法院用第二款，不同一法院用第七款。 好，然后第四个结论就四十四、七号面一百六十八并不抵触，因为它处理不同两种答案。哦，它属于不同两种问题，两种问题当然有不同两种答案，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冲突，因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类型。好，所以这是竞合管辖。好，那我们八十一页下面呢，这个牵连管辖，这是今年高考考的，相信案件的牵连管辖。这个相信案件的牵连管辖呢，分别在我们的刑诉法第六条跟第七条。 你要先学第七条，再来看第六条。为什么？因为第七条讲的是相信案件的种类，第六条讲的就是说相信案件怎么样合并审判、合并起诉。你要先知道哪些可以合，再知道要怎么合。所以在学的逻辑要先学第七条，再学第六条。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八十二页这边。好，我们来看第八十二页这边。刑事法第七条说，下列情形叫相信案件。第一个，一人犯数罪。 第二个，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第三个，数人同时在同一处所分别犯罪，这个我们又叫做同时犯，就同时间犯罪，可是其实牵连关系还蛮淡的。哦，大家只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处所个别犯罪。就像什么，你先在一个帕格里面找出有三十个青少年在吸毒，然后这三十个青少年互相不认识。你说啊，吸毒是大家一起吸吗？当然不是啊，吸毒是个人吸个人的啊。 这种东西好友互相分享的机会还蛮低的，就是这种东西很宝贵，怎么可以样送所以大家特别是个别的，啊，只是说刚好在同样一个场所、同一个 p a r 那这种情况，你一起把这三个青少年抓抓起来，我们也可以合并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处所犯罪，哈，就合并审判就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审。哦，那分别来判他也可以哦，为什么？啊，其实照理讲，他们也是三十个不同的案件嘛。 哦，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案件，其实道理讲分别也是可以，只说合并在一起才会达到诉讼经济。然后第四个是但跟本罪有关的，常立能耐、片面证据为证赃物各罪，就是为什么这个要相信案件？其实我们相信案件就两个目的，你来看我下面国际光火二，八十页这边中间有国际光火二，目的就是为了诉讼经济跟节省司法资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避免裁判矛盾。其实避免裁判矛盾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第四种情形。 就是犯跟本罪有关的什么赃物啊，哈，这就是这种各罪的。好，假设说哈，这种情形，假犯窃盗罪，他偷的东西给乙销赃，所以乙犯的是赃物罪。好，假犯窃盗，乙犯赃物罪，今天你也可以分别两个不同的法院审理，OK？为什么？ 甲借道是一个案件，乙赃物是一个案件，你可合在一起审，也可分开来审，都 OK。可是合在一起审会有一个好处，今天你如果你是法官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分不同两个案件，有没有可能，甲借案件有罪，乙赃物有罪，有可能。 你分不同两个法官，有没有可能甲窃盗了罪，乙赃物没罪？有可能，就是甲有偷，乙没销赃，也 OK。有没有可能你不同两个法官认为甲没窃盗，所以乙没销赃，也 OK？我们最怕是排列组合第四种情形：甲没窃盗，乙有销赃。样子们，你没偷，怎来的赃？所以你分不同的两个法院审理，有没有可能会产生裁判矛盾的情形？会，我们超怕的。 所以你合在一起审理，才不会裁判矛盾。所以我们的目的在这里。然后前面的一到三种情形，就是什么一人犯数罪呀，然后数人共犯罪呀，然后在同一种犯罪犯罪，这是为了诉讼经济。就是就是说，不要说一个人的案件，然后分好多法院分别审，这样好凌乱，按一起审，这样这样子被告也方便，我们法院也方便。好，所以在这边话，为什么我们这些要相信案件都有它的目的？好，那相信案件怎么处理呢？ 条文在第六条，好，八十页我有把第六条写进来。可是你看完八十页，你根本不晓得他他要怎么合并，所以他怎么合并呢？请各位同学看一下八十二页，我有帮你们整理在八十二页的国资寡户三。好，相信案件的合并的处理方式，如果都还没有起诉，就是诉讼起诉前，我们可以合并管辖，合并由一个法院来管辖。那如果说他是不 几百院就不同案件，已经有的案件地院判完了啊，有的案件都还在地院审理啊。你地院判完，你像上诉不是高院吗？就变不同级。原则上来讲的话，通通送到上级。啊，例外就是我们第七条第三款议，就是那种同时犯，输人在同时我分没犯罪，我们就不要合并，就分别。就是你没有必要的让地院的也跑到高院呐，那这样的话，那对地院那个案件它少了一次审级利益啊。好，然后如果细数以后呢，就合并审判。 好，然后同级法院的话呢，如果大家都瞧得拢，大家都同意的话，就裁定由同意的那个法院来合并审判。那如果大家都瞧不拢，大家都不同意的话，就由共同级的上级来做裁，那个那个来做一个裁定。那如果不同级法院的话呢，原则上下级的案件要移到上级。另外的情形，同时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诉人在同一诉所分别犯罪，因为他的牵连关系太淡薄了，他的牵连关系其实还蛮。 不密切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分开来，就不要合并。这是第六条的处理的结论。好，那这第六条处理的结论呢，其实也会涉及到我们今年国家考试考到的内容。好，就是我们今年国家考试就考进合哦哦，我想是高数考哦，你可能会讲说，嗯，律师的话还没考，知道考题了吗？哦，不知道，好。 好在，我讲的是高补考啦，就是上礼拜考的。好，这地方已经考过了。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也不适合再拖下去。 <laughs> 好了，我们相信人案件哈，下次上课再花一点点时间再把例子举完，然后有关指定管辖、集中管辖、动物法、完全管我们这个就很简单。好，这个我们超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讲完。所以我们下礼拜可能先花半个小时把牵连的那个相信案件讲完以后呢，我们重点就放当事人，然后当事人后面就速度就很快了，啊，就是几乎都只讲概念。好，然后下礼拜就会发，就会发第二轮讲义。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